锵锵三人行，咱们这个恩泰啊，刚从米国归来， <laughs> 美国归来是吧？纽约回来，纽约回来啊！先给你看看中国现在的这个新闻。哎，马老师，我找着一照片，跟您这个书画还有关系啊？您可以，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，我让他们出一种对比的效果。你瞧， <laughs> 哎，他们一般我在大陆我没见过人有这张照片，嗯，这是当年有人送给徐才厚，嗯，这个画，哎，你看这画。 正这块有寓意的，有寓意，正是老虎啊。这不是不是老虎，这上山虎送他们都不能送下山虎，这都有规矩的。有规矩。上山虎头冲下的，全瞎了。但是谁成想，谁成想呢？谁成想，结果真成了大老虎，对吧？然后你再你再看下一张，你看相比之下。 这张民工的照片叫高调， <laughs> 在火车站呢，就两块真金钱，今天这个被称为高调。我觉得这两个世界两重天。为什么我说这个老虎呢？因为今天我看我们凤凰新闻啊，就说据未经证实的消息，周永康关在哪儿呢？山东阳谷县。 阳谷县是武松打虎的地方，哎，这事儿真不知道是真的假的。我说这是不是巧合呀？ <laughs> 啊，未经证实啊，未经证实，未经证实，可能也是老百姓的这个一种期盼，可能就随便那么一说。老百姓盼望把他关在阳谷，不认为他能关在阳谷县，那县城不具备这条件。对，那关清河县， <laughs> 那就武大郎，他那两个那县也不 <laughs> 对。我觉得不够这条件。我刚才看那个老虎，我一下就想起来，因为他们这个这个这个官场上送这。 这种虎啊是有寓意的，所以他绝对过去画虎，会画虎的人经常画下山虎，下山虎是不能送人的。你看，你看，所以现在这个画这上山虎特难画，为什么呢？你要往上去那脑袋，你从哪个角度画呀？所以这上山虎还得回一下头你看那老虎是回头了。所以你觉得过去讲深圳，就以前我也听他们未经证实的传说啊，说有的这个官员呢，他有几个口岸他不愿意走哦，比如说落马洲哦。 就呃，杀头角啊，对对对，对吧？对对，这是这这天天尽头。 还还有这么一口山东那个荣成那个天尽头那个那个地方，就是说所有当官的只要到那儿回去就倒了霉了，所以所以谁都不去啊。哎，就这个说法特别多。咱们江西有有两座山，一个是井冈山，一个是庐山。嗯，那么庐山呢属于阴山，井冈山属于阳山。嗯，说你正式要走仕途的时候就不要去庐山，多去去井冈山。都有这种说法特别多。哦，然后被呃贬了被开了就去庐山。就是蒋介石最爱的就是庐山，所以他失败了吧？ 什么不管是林彪也好，彭德怀也好，不都是庐山会议上面？还还有泰山，我们公司你知道呗，过过去一个老总就是领着我们登泰山，最后登顶的那一下，他说：“你们上去，我我不能上。 <laughs> ”就是登就就是他也有这个传说，说登了那个顶了，到头了，就到头了。所以很多皇帝当年不敢随便登泰山，嗯，觉得去一次泰山。 古往今来那么多个皇帝，这事儿马老师肯定知道。说敢去登泰山的没几个，对，很少，李治敢 <laughs> 啊， <laughs> 李治， <laughs> 武则天敢，对对对对对。所以啊，咱还是这个先先说说贵国的事儿吧。贵贵国是哪国的？哎，现在到底中国算贵国还是美国算贵国？你说是哪方面的贵？价格的贵？那当然是中国是贵国。中国。中国。中国人现在为什么在国外花大笔的花钱，还是就是国外便宜？ 是，对，很多东西你看。一方面是税的问题，一方面就是人家东西本身就很便宜。你比如说，我们随便举个例子，我们说卡地亚，或者是呃那个蒂凡，呃，蒂那个什么什么蒂凡蒂凡尼这个珠宝店，你去你去看，尤其是黑色星期五那两天，虽然这些东西都不打折啊，第五大道黑色星期五这几个这个名牌，这个都不打折的，乌泱泱全是中国人。然后你一中国人一进去，马上人家店就安排专门的讲华语的这个，他知道中国人来的最多，给你配好了。 先生小姐啊，给你介绍。然后你最有利的一个说服的一个点是什么呢？就所有这些珠宝，不管你是买呃一百万的也好，也有几几百万的啊，很多，通通比中国便宜百分之三十。我的。那你说能不买吗？你这在中国买你这个。他说的还是那个那个贵的。税奢侈品的东西，你就是普通的东西，国外也便宜，就很便宜。美国美国那些就是对于。 就是一般的旅游团的消费，那种大大超市什么的进去，那西服你看着特好的西服，三十多美金， <laughs> 你怎么算你都觉得奇怪，它为什么那么便宜？我我的就是你知道，我这个这个这个这个美国人啊，实际上消费这个概念是美国人教给我们的。嗯。我你知道，我至今还记得我第一次听说，就是我认识一个呃那个年轻的朋友吧，他是他是美国长大的华人。 <clears throat> 所以，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概念就是说，我当时作为一个土老帽嘛，我觉得很有意思。说说明天呢，是我们这儿的一个什么 day，一个什么日。我说那这个 day 是要干什么呢？他明天我跟我妈呀就要出去消费，要出去 shopping。嗯，哎，我当时就就我就觉得，我说世界上有一件事儿啊，叫 shopping， <laughs> 就是世界上有一件事儿。 它就叫消费。哎，在此之前，我十几年的生活当中，在石家庄，我一直习惯的就是说，咱们家没扫帚，今天就去买扫帚。嗯嗯。对吧？没锅了，你就去买锅。没热水壶，去买个热水壶。你所以你出门了，对吧？哎，我头一回听说，我这是美国人，他找一阵子出去，他不知道要买什买什么。嗯。但是他就去去买东西，去买东西，去发现他要买什么，所以我就看见这新闻也挺。 黑五你知道吗？感恩节之后的第二天，第呃对第二天，感恩节之后第二天被称为黑色星期五。没错，为什么被称为黑色星期五呢？我查了一下，还挺有意思。嗯，美国的这个记录啊，记账啊，赤字。 他还真的是赤字，赤字呢，他用红红笔写，嗯，他盈利呢，反而是黑的，嗯，你看这黑金，他盈利是黑的，所以他叫黑色星期五。我看照片把我看乐了，这美国人，好家伙，疯抢啊，有打架的，有有打架，说是去年有一回出现一个大新闻，有一个家庭主妇，一个妇女嘛。 就为了抢自己的一个什么东西啊，呃，喷那个胡椒喷雾，喷伤了二十多个。是，他是什么？为什么那时候会打起来呢？因为黑色星期五啊，那天打折是最严重的。那么之前呢，美国的顾客们呢都已经看好了他想要的东西。你有些东西，比如鞋断码的，就是那一双，谁抢到了就是谁的。孩子们看玩具，看好了就那一个，所以他得抢。 它是一个乐趣，美国人也爱玩这个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，美国人永远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加的节约。实际上，美国人没有什么有钱人、没钱人的概念。他再有钱的人，像比尔盖茨这些人，他也上街买汉堡也没事儿。我们中国人就会觉得，哟，您这么有钱还吃路边摊，你这这不合适。在那儿没有不合适。 比如说我第一次去这个 <laughs> 美国的夜场啊，就是那个夜店，夜店，夜店。那这这这很正规的，为什么呢？不正规的也穿它， <laughs> 对啊，我说的是很正规的啊。然后穿着皮鞋、革履，人家才能让你进，你得排队呀。然后呢，那么多个保安，一开始我不喜欢，后来发现真好，稍微一个人有一点要醉的那苗头，就得给他抬出去，拎出去。好，我这一看。 大部分美国人也就是买个几块钱的一杯酒，在那儿嗨一晚上，聊聊天。 <laughs> 旁边有包厢，也有包桌。包桌就是居高临下，很舒服。人家在中国肯定抢疯了。我以为特别贵，我说那肯定是很贵否否则人家干嘛不进去？有几个保安粗壮在那儿站着，谁都进不去。你只要花钱就能进。我一问，三百美金。你交三百美金，送一大堆酒水，就给你消费了啊，还送一个窝的，卡，上亮着灯，上面冒着焰火，给你跟过节似的。您就在里面去。 还能够把朋友们带进去。要说这，这说在中国来讲话，高消费的场合这就不算贵了。在那么一个顶级的会所，而且是人山人海，那么多保镖，极度之安全，没有一个人闹事儿。但大部分人，美国人、普通人。 或者里面也有很多有钱人，默默地享受那几块钱的酒，他们不会去提倡那种浪费。美美，我们这儿几块钱的酒就毒死了，你知道吧？ <laughs> 我们这个这个美国这种酒吧我我也去过，我那时候我我那时候年轻啊，四十多岁的时候去，去的时候看人排队，那他们酒吧排队，一开始我就纳闷，为什么老排队？他们说里头好，然后我就排排半天才到我到我以后他他让我管我要证件。 对，然后我就特纳闷，我说，哎，怎么前面人都不要证件，为什么非要要我的证件呢？陪着我那人说。 他觉得你不够十八岁， <laughs> 就是外国人跟中国人一样，咱看外国人看不清岁数，对，他看我们看不清楚，他就让你出示证件。他看您看不，我四十多岁的时候，我四十多岁的时候，您四十多岁的时候，就就你现在这样，他我看跟今天也不会差太多， <laughs> 对对。但就你现在这样，你到美国那儿，你要赶上他，一定要让你出示护照。没错，他根本不清楚你的岁数，没错。所以他看你够不够十八岁，他不让你进去。我一进去啊，我就就就那个后悔了。 全是站着，中国人特别喜欢到哪儿都坐着，站着站不了多一会儿就没兴趣了，而且说的都是无聊的话，有差距的啊，对，都是无聊的话，拿一杯子就这一杯酒根本就不喝，从头到尾的要我早喝完把杯子扔一边了哈，不拿着就这么聊一聊聊好几个钟头，这是美国人的一般生活，哎，所以咱们就可以看一段这个黑色星期五啊，美国人是怎么疯抢啊。 讲的刚才讲的一个，让我想起我那天看一篇文章，就讲啊，什么东西到了中国呀，它都变了味儿了。嗯，就是现在所谓的叫消费主义，这本来是西方来的这么一个概念啊，然后就到了中国，但是实际上啊，它这有个问题，所谓消费主义啊，是指的这个社会里的大部分人。 都有购买力买同样的东西，就像你说的，比尔盖茨也买汉堡，或者是什么，就他们是买的都是大部分人，比如像美国人这种，大部分人就是他有这种购买力，这就是消费的都是到了工业社会时代，就是资本家呀才让你弄这个消费主义，因为如果你按照说说人最低满足，人满足了温饱就可以了，但是要是这样，资本家就该哭了。 所以资本家呢就得诱你，哎，广告种种的，然后这个工业大量复制，然后呢，到什么时候就说这资本家的阴谋啊，就说到那个福特，嗯，汽车流水线，福特提出了一个什么模式啊？一天工作八小时，挣五美元，每个工人都买得起汽车，你没有他用这个东西彻底，呃，给跟这个无产阶级 <laughs> 就给抗衡上了，就是，所以就说这消费主义。 但是他就说，这消费主义到了中国也很可乐，为什么呢？就这中国变得呢，实际上中国大部分老百姓现在并不是有多少钱可以随便买东西。说实在的，它跟美国那个还是不一样。你人均人均 GDP 咱们还落得很厚，而且呢，比如说卡麦当劳啊、肯德基呀这些，在美国是。 这么大众型的东西，但是在咱们国家呢，是放在 CBD。你记得那时候啊，是当成了一种 <laughs> 高消费，你知我们从小就有一个愿望，能吃顿麦当劳或者肯德基，哪是多多牛的地儿啊！南昌，你说这个城市有意思啊，从来没有过什么麦当劳、肯德基，也反正大概也没有多少年以前，突然有一次就有了。之前是人家考虑咱们南昌人、江西人爱吃辣，吃不惯这种外国东西。像贵州到现在一个还没有呢，江西呢，前些年有。 结果那一天创造了什么奇迹啊？创造了吉尼斯世界纪录，单日销售量之最。多少人排队了？排了估摸着快几公里的那个队去买这汉堡，你没吃过呀？第二天报纸上大幅的宣传，这个麦当劳、肯德基，我忘了是麦当劳还是肯德基了，可能是麦当劳，直接说了一句话，大幅的广告写的几个字儿。 对不起，我们来晚了。不 <laughs> 是多能做生意，对对对对。啊，然后我再顺便说句题外话，也跟马老师我们俩的那个说句的呃偶遇有关。你说外国人那个消费啊，我们一说起来，什么人适合什么消费，什么人配什么车，什么人穿什么衣服，对吧？对。你说马老师去做那么高贵的体检，你去您合适，你找一个其他人不不一定合适，对吧？领导去也可能合适，因为它贵。 国外没这没这概念。我记得，我们就先不说酒店的名字了，因为怕给人惹麻烦。我跟马老师在敦煌偶遇，我因为我我我我我每年有时候会住在，呃，每年都去敦煌住，有大部分住在研究院，有时候就住在另外一个酒店里。如果那边有活动的话，我跟马老师就在一个酒店就偶遇，咱俩还结伴玩了好几天。正当的酒店是吗？今年呢？今年呢？马老师我没遇着，我又去了那家酒店。 我又看到几一一老头老太太，也不是年纪特别大，常年我都能看到他俩，常年我都能看到他俩，就住在那个那个咱们上次那个酒店，当然有一个有有他有一个院儿，哎，我今年才知道他俩是谁，我年年都见着，我今年才知道他俩是谁，谁？比尔盖茨他亲爹亲妈。 哦，是吗？就没特爱敦煌，嗯，没没事就去那儿。哎呦，这可是大新闻！但但是，盖茨亲爹在咱们这儿。但是我告诉你啊，整个酒店我统计下来，没有几个人知道，几个人知道？总经理知道，嗯啊，按摩师傅知道，哦，还有门口还有一个门口一警察知道，前台都不知道。 嗯哦，就是老百姓，老百姓老百姓都不知道。我跟马老师这这吃早餐的那个台子那儿哈，早上这两人也就轻轻松松的就吃饭，也就点点普通的东西，也就就他们不会因为说家里有钱我就选一个跟你不一样的酒店，他也不会选择一个与世隔绝的生活方式，他永远是一个。我相信美国人至少不会说你你你倍儿有钱我就怎么样。平民化思想 特别就是特别普及，嗯，所以反映到它的商品中也是这样。美国特别有意思，你到美国去经常看看到市场里卖低于价值的东西。我告诉你，我第一次去美国就碰到一个事儿，我在那愣半天。我第一次大概是八十年代后期，我去美国哈，在一个市场里看卖毛衣，那毛衣多少钱呢？尽管那时候美元是美元哈，咱们觉得美元很贵，但是它一个美元两件毛衣，五十美分一个。 然后那个那个毛衣就是堆得跟山似的，小山似的，就每件和每件还不一样，还都的那种宽大的毛衣。我当时就想，我操，这东西我当时想做生意都值啊！你把全运到中国，它也不能说就值半个美金呢。后来一问是什么呢？美国人的这种打折和处理商品的概念是没有价值观的。 就是他不是有成本管着，我们怎么打折干什么，他都得想一成本。我怎么也得把本儿捞回来。他没有这个概念。他没这概念，所以你经常碰到那个。他不怕亏吗？他不是，他可能是就是。他算好了。算好了，他该赚的钱都赚完了，剩下的就是就今天我就要把它清干净，哎，狂欢。狂欢。所以就出现那种你你觉得为什么会有那种情况？他家不去年枪击事件都发生了。哎，对对对。抢啊！对，就抢。然后我去那还碰到过，因为那时候住一个美国人家里，他跟我说。 他说晚上咱去那个超市，我说晚上干嘛去？他说夜里一点钟去。我说干嘛去？他说夜里便宜啊。我说夜里便宜能便宜多少？咱大晚上的去。他说哎呦，那便宜多了。然后我们就去了。我一去哎，十二点整啊，他那个全是自动的计价系统，他所有的东西跟白天一模一样，但是到十二点整的时候，他就歘那屏幕就显示出来什么东西打什么折，什么什么东东西。 我记得印象特深的啊，是那大桶的那种果汁，白天大概是五六个美金，是六七个美金这么一桶，晚上一块钱，一美金，那一大桶拎着它胳膊都是酸的，然后就一美金，但是呢，到了也不是几点以后，咔嗒它又回原来了，还是那价钱，所以它是真打折，不像咱这个是先把签撕了，再贴上一高价，然后再打下来，不是这个，不玩心眼儿。 哎，所以美国人去了以后都是那个那个，就是后备箱塞得满满的，全是图便宜。没错，而且你说这些事儿啊，到了中国呀，就很有意思。他们甚至说呀，说你比如说中国这个山寨产品，嗯，它等于说，哎，你比如说 iPhone，嗯，对于美国人来说。 它实际上是个人手一机的，它是一个普遍都能买得起的一个东西，这购物吧。但是到了中国，为什么会出现这些山寨 iPhone 的手机呢？显然是为了满足很多买不了、买不了 iPhone 的。你知道吗？他们有人说，这在中国就变，在美国人人买得起的消费主义，到了中国它变形成了一个什么呢？就大部分买不起的穷人呐，对于你们能买得起 iPhone 的人们的。 一种什么呢？示威，就是说，哎，我们就山寨你们，你瞧，我们这玩意儿跟苹果、跟安卓比你还好使，比你还好使，对吧？我们也，他就有一种这种劲头。对，所以说小米的那个手机就应用了这种文化，就是，呃，那天我看到一个一个一个资料，好像柳传志说的，就说呢，呃，就是小米的人就说他为什么不使联想？他认为联想呢，既不高大上，高大上都是苹果嘛，嗯嗯，又不又不大众。 他又不像这种呃底下底层的这些人用的，所以呢他就买小米，小米就卖的比他多得多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对，就是你说的那个呃向，连抗议但向往夹杂在一起。就所以实际上国际上对中国形成的这种花大钱狂消费的这个印象，对，实际上是属于中国所谓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，而那部分人实际不是人口的大多数。对，所以这就形成一个很奇怪的一个景观。 其实咱们先去一下广告，《锵锵三人行》广告之后见。来，哎，恩泰人聊。这 <laughs> 美国呢，这个我觉得他不不崇尚金钱的那种那种炫耀，但是呢，呃，美国人我有时候更多的是意外的发现他们的朴素，啊，有时候还抠着抠着门。我们说抠门，尤其犹太人，说这个有着比弗利山庄的各种别墅，但凡是比弗利的豪宅，百分之九十九全是犹太人的。 他懂得挣钱，但是照样出租车来到家门口，他还用那个打折券，对吧？他有这个这个观念，他非常的理性，消费非常理性。咱们中国呢，有时候容易冲动，他他他不理性。为什么？很简单，我在国内看一样东西那么贵，这儿这儿便宜，我就冲动了，管我需不需要，我就开始往上买。实际上有时候中国人是被人误解了，说是我们消费力有多高啊，爱买东西，其实也不是。就那一瞬间，突然感觉到了一种特殊性，我这一次呢，我我享受一个这样的过程，因为我们人口基数大。 不是说我们所有人都能买得了那么多的 Prada 的包。他还有一个中国人老有一个误区，他认为那个差价是他赚的。比如这东西在国内卖一万，在美国看见六千，他说我赚四千，他把那没用的东西买回来了，他觉得他赚了四千块钱。他有这种很就是就是很低级的一种想法。 再有一个是文化原原因，就中国人特别有意思。中国一个传统的文化概念就叫穷家富路，就在家抠着，我就这样，出门特大方。对，所以呢，那个那个那天我跟那个卡地亚的那个代表聊天，就说起这个事儿哈，他就他们有很多大客户嘛，都到国外去买嘛。那些大客户，我就说在你在他们家门口盖一卡地亚，他都不买你东西。 他一定跑到远远的去，尤其跑到法国去。这什么心理啊？他就是穷家富路，就是文化嘛。赶集嘛，就是。呃，赶集。另外一个，还有一个是在外国炫耀是有价值的炫耀，在国内的炫耀呢是无价值的。炫耀是给别人看，不是给自己看。嗯。你自己在屋里有什么炫耀的？但是到外头去，你一买，人家那个那服务员都围上来了，售货员都围上来了，你就觉得，平时在国内还得给你砍砍价，那时候都不砍价，上去就刷卡。 这是中国的文化决定的，要面子。对，真的吗？真的，哎呀，你到国外看我在巴黎买衣服，我更多的是觉得有的牌子啊，嗯，他那个香港店和北京店就没有那个款式。嗯，所以所以你你不是那种人，你是因为他他他那正好他没有啊，对，你是为了某一件东西。但是我们现在还是就是刚富起来的时时候啊，就我们大部分人大部分人买奢侈品是为给别人看，嗯，不是为给自己。 呃，西方很多就是奢侈品阶层哈，就是老买奢侈品的人，已经到了只给自己买，所以他反感那个商标。他最希望的这东西是没有商标的。我们是最希望有商标，所以呢，你看中国很多款都是大商标、大牌子，或者甚至把它的 logo 印满了全身。这个这个文化就是给给外人看的一种文化。我再举个例子啊，我们就随便举一个浅显的例子，因为我我我我我印象里，我小的时候父母工资还很低的时候。 我记得我我我父母几十块钱一个月的时候，我都记得一点儿，几百我也记得。但你记不记得几百块钱工资的时候，家家户户买电冰箱、彩电，嗯，那都是两三千块钱啊。对对。那你什么概念啊？大件儿。大件儿，一个家里家一个家里有一台两千块钱的冰箱很正常吧？那时候，可是那时候父母工资多少钱一个月？几百块钱。咱们中国人老早就干出这种。事，都是努着买。都是。现在你能想象这种事儿？你拿一年的收入买一个家用电器？ 可是中国人，都这么干过。咱中国人其实挺能花钱，对呀，是吧？你要说咱多么勤劳勇敢像不是咱们光是传统，是吧？我看奢侈浪费，咱们有有一篇。